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今天这个两位湘江才子啊，又什么又又又行 <laughs> 了啊，这个哎，你们是才子，我这个啊是菜子。 <laughs> 那这个呃，你像平常我在节目里这个讲的话，大家以为都是我是是是我自己想的，其实不一定的，对吧？我也不负责任， <laughs> 实际我后头我后头有有有助理的嘛，给我找这个资料。 跟人家李敖那个不一样，人家李敖是自己的资料，哗啦哗啦在那舞吧，对吧？我们这个每一集定了话题啊，我后边是有这个这个编导，像小蜜蜂一样，这就叫蜜蜂， <laughs> 来给我找材料。哎，我觉得今天这集材料啊，直接我就可以引用一下。你看我们这个编导啊，他给我准备的叫话题脉络，他开头跟那个导演提要似的。 看来这事儿啊，首先他自己很有感受，就我们这编导，就是北京人嘛， <laughs> 限购没感受，限房子嘛，限购令。你知道现在中国多个城市都发布了这个限购令，呃，先是国八条，到北京呢就叫个京十五条是出来了。京十五条里边啊，比较引人瞩目的就是外地对外地人把门槛设起来了，就是外地人你要没有北京户口，你以后要在北京买房。 对不起，提供五年连税。呃，这个这个连续纳税证明，或者说是社保证明，他们说就竖起一道巨大的这个鸿沟啊，感觉。哎，像毕峰他们这些，恐怕都还没有北京户口吧？哎，你听啊，人家说，我们这编导就开始给我阐述了，说这个从政策讲起，真是引起巨大风波，居然在网上演变成了北京人和外地人的骂战。 呃，他让我可以先念一点微博上的段子，然后展开讨论。 <laughs> 说我个人最关心的是，这个政策是不是真的能把房价降下来？因为事实是，作为一个有北京户口又有五年缴税记录的我，我还是买不起房子。而且这个新政给我带来的直接影响是。 租房子更贵了，嗯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在北京租房子，也也因为因为你你一限购，外地人怎么着？他租的租盘又上去了，嗯，哎，因为因为楼价高，买卖价钱高，租金一定高的嘛，对，这个坦白讲跟限不限购无关呢。 比租呃买卖价高，租金一定高的了，这是挂钩起来的事情。然后你看好，我阅读一下这些微博，微博上基本上都是教人假结婚的，就是现在说现在有一个北京户口，你可发了大财了。那家伙就是跟一个人结婚收两万， <laughs> 对吧？这个签合约嘛，私下里双方可以签一个君子协议啊，来了之后限定啊，绝对不上床，对吧？就不会欺负你，给我两万，到时候。 就买了房子，离婚，离婚，房子归嗯、啊，上床给一万就够了， <laughs> 上床上床就不给钱了，搞到你这本来是开玩笑，搞到人家海淀区法院都这个很善意的警告大家，不要企图以身试法， <laughs> 这么干。 结果往往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嗯，我不晓得，我作为香港人哈，我不晓得文道的感觉。我倒是蛮希望香港向北京看齐的， <laughs> 因为香港这几年的楼价已经变成全世界排名三名之内了。对，那个楼价的我们承担能力是最低的，换言之，楼价最贵的哈。那其中一个很关键的理由，坦白讲，就是非香港人。 这样买香港房子嘛？我最近三个月大概去了三趟北京哈，每一次去坐下来同桌吃饭的北京的朋友啊，每个聊房事，不仅聊房事，每个人在香港都至少有一套房子。每一个些什么人？是很简单，负责贵啊！对不起，文道，我觉得最恐怖是这样：假如我的朋友们啊，像你的朋友非富则贵，那倒是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哈。问题我的朋友。 几年前都比我穷的嘛，坦白讲都是中产，都是写作的。我举例好了，有一位在北京见到哈，可是他是上海去的啊，不能讲人家名字啊，上海的才子写作的。嗯，哎，他说哎，我儿子在香港大学读书。 那我就干脆买了一套房子给他了。那每一个跟我讲这种话的人啊，都是中产的。我们眼中的中产，他的职业背景，这是白领嘛？嗯，一个企业公司的中层管理人，一个作家，一个出版社的可能资深的编辑，他都去香港买房子。那我上回我忘记我有没有在这里谈过，说我的个人痛恐怖的经验就是这样嘛。我在家坐电梯，从十五楼下来，下到八楼，电梯门打开，进来一家三口。 是讲的福建的话的，福建话，哦、啊。然后呢，电梯门关起来，再下去三楼，门又打开，进来一家四口，是讲的山西普通话的。嗯嗯。那我我就知道我糟糕了，我住的是香港中产的社区，那这些人呢，不是来炒卖房子的，是来住的，买来住的，就移居的，或者说给他买来给他妹妹哥哥什么的哈。那我就知道香港楼价是掉不下来的，因为他们不会。 不会说只是炒卖嘛？炒卖还好，买完了那就卖掉就走了哈。价格有高有低，他们是来做的，所以坦白讲，这半年在香港也是有人在讨论。 要不要限定？你的意思，香港的房价也是外地人很多一部分都来买房。对，现像香港最近爆出、不是本地人李嘉诚弄的吗？不是，就是最近几个卖的就是面价，就单位面价最高的、最贵的那几个都是大陆来的富豪豪客嘛，豪客。嗯。不过这个问题是这么想，就是说你到底可不可以限制这些所谓的外地人？这个外地人是什么观念？比如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，其实都有这种限制。 但那个限制是针对的，真的是外国人。嗯，你比如说像澳洲，比如像新西兰，它要保持本地的这个楼市的平稳，因为它楼市不平稳，它会影响别的所有行业嘛，对不对？你房地产一升，所有行业成本上涨，然后也影响大家的生活安定，所以它限制外国人来炒楼，这很正常。但是现在问题在哪呢？香港跟北京，我们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。 嗯，呃，尤其是北京，你北香港还叫做有个一国两制啊，怎么样？那你北京不一样啊，你北京能不能够限制北京城外的人进来买呢？这就牵涉到一个国民待遇的问题。嗯，你你怎么看待国民跟市民的身份在这一点上哪一个比较重要？这个当当土地不能作为一个纯粹的商品的话，哈，一个土地它不是孤立的存在的。坦白讲，土地变成有价格，是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，还有。 周遭环境的努力啊，整个政府的发展等等，这些钱从从哪里来呢？钱就是从纳税人嘛，住在那边哈的，一直以来来经营出来的，所以就牵涉到回到文道所说的那个国民身份的问题哈。现在其实这个情况是说，土地假如也是国民有的一种权利的话哈，现在是说北京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，嗯，那能不能这样这样来来这样来看待土地？ 除非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，北京是个城邦国家，OK。除非我们回到哈希腊的年代，OK，雅典的年代，OK。 是承邦国家这个相对独立的，对。虽然北京我们也都觉得他够牛了，现在。不是，你现在的问题啊，是就是得务实，得解决现实问题。他现实问题呢，很显然。太高了。他就觉得就高的，就是说你这个从中央中央到地方，这个有共识啊，这个玩意儿就说房价不能再高了，因为不是。那么但是但方法可以有很多种方法。你比如说像我们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刚刚佳辉提到，在香港现在说住住一个大楼。 你听每一层都听到有人说不同的方言，但你相比起来，你要是像纽约、纽约跟伦敦这种城市，你是在一座大楼内听到不同国家的语言的。你比如说像穆巴拉克那个儿子，不是他们在伦敦的舰队街，不是有个很豪宅嘛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外国人去买房子吗？就是这些地方是不止不限制国内其他城市的人来买房子，甚至不限制外国人买房子。 好，那问题来了，它楼价必然很高，这两个都是楼价很高的城市，但它到底有一些本地人，他负担不起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就需要有别的计划。什么计划呢？比如说像美国，当然是做的有好有不好有些地方，有的做的不好，有的做的好，但他们会做一些像国民住宅型的东西，有点像我们中国讲的经济适用房。嗯嗯嗯，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中国是应该大力去做的，但是一直做的不好，一直做的不够。如果北京。 能够挪出更大的土地跟财力去做经济适用房，就已经是个很好的方法。对对，就像我们这个北京编导说的一样啊，就他北京户口啊，可是他实际上他还是买不起房啊。对啊，所以说，这我觉得其实他们争，我觉得照我看见的情况啊，商品房的情况，没有什么北京人和外地人，这世界上只有有钱人和穷人，没错， <laughs> 是吧？们去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那天听他们几个北京作家聊哈，说是这个北京人到底有没有北京人？什么叫这真正的原住民呢？在周口店呢，对吧？这这现在的北京人说这是什么人呢？即便是真说是那种啊呃建国后吧土生土长的那些个人，实际上那些人呢，他们说呀，比如说这现在在北京的胡同里，或者在这个北京的南南城，嗯，分布的。 比较多，嗯，实际上在北京现在这些所谓比较发达的这个地方啊，有谁是北京人呢？对啊，你都是当年这全国各地对来来的这个，特别四九年后，嗯，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碰到有一些北京贵族啊，就有些我们朋友之中也不少这种人嘛，就是北京人也自认为是正宗北京人，而且大家也觉得他是北京的爷们，很精英怎么样？但这些你去看他的背景，他就是父辈或者他那辈四九年后到的，就是一代。 那你真正的老北京人，就是你起码经历像北平年代的时候就住在这的，甚至是清朝就住在这那种人其实不多。上海不是更厉害吗？嗯嗯。因为上海，我只认识一个是五代上海人，就是陆浩，朋友朋友一个上海有名的作家嘛。嗯嗯。他就是五代上海人，还是他那个他那个地方还是城隍庙。是是是，对不对？你你除非是这样叫上海人，那这种大城市。 包括像香港，基本上你很难判断，因为城市那么大，大家人出出进进、来来往往的，嗯，你根本毫无必要在这里去争论什么叫做正宗，什么叫做真正的北京人、真正上海人、真正香港人，很很没有问题。一一争论起来，很多问题出现在香港哈。根据统计，在香港到目前为止，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口。 不在香港出生的是啊，所以还是外来的。假如你说什么，你说正宗的香港人，那就麻烦，那就变成很多不必要的问题，就扯出来。那你们都是香港人哈，我还我问问你们的这个感受啊，因为呢，我这个人其实是有，你别看我是大陆人，我有点这个这个这崇洋媚乡的啊。我觉得香港很多地方都很好，连香港的房价我都觉得， <laughs> 是不是有道理？高的值的是吧？我不敢说他 <laughs> 没道理，你知道吗？ 但是就说贵的真是我买不起，就是完全我很喜欢香港，我没有办法在这生活。就是说，可是呢，我又觉得它这么贵。你像那天我一个朋友讲说，你别看香港一尺啊，一平方英尺比那大陆一平方米要贵十倍，不是还多多少倍啊？他说，可是呢，你看你真有钱，你还是就像很多外地人愿意在香港买一套房子，为什么？不光买的是房子里头，他就说啊。 你买这个房子，其实也是买这个城市。嗯，这个城市，我觉得香港真是个效率之都啊！嗯，这个城市一切为你提供的这么有效率的服务，这么职业化的、专业的、敬业的这个服务。当然，香港人你们自己骂自己，但是看在我的眼里啊，这个城市很好。说实在话，你比如说你在北京某些地方吧，嗯，你买了房子，真的你就只有自闭，你就在屋里待着挺好，装修好了挺舒服。你一出去，比如说你堵车。 对吧？这个一天出门只能办一件事儿，然后呢，买东西给人家骗， <laughs> 然后呢，就是就是，哎呀，这个这个乱七八糟，很很多地方的环境，对吧？那么相比之下，香港人规规矩矩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很多时候你真是觉得生活在香港啊，至少在这除除了没有朋友之外，至少在这些方面，嗯。所以文涛，你不仅是说在香港买房子了嘛，你等于是说移民香港了。嘛。 因为很多我刚说的那些中产的朋友是说，还是住在北京，还是住在上海，可是在香港买了一套房子。有时候是呃呃，小孩去住一下，有时候老婆可能有时候情人哈，大家去住一下。可是所以说，他就不是说来贪图香港的方便这么简单。可能顺着你的逻辑，可能是他们想要说，香港是个品牌。 他们买这个城市的品牌，因为坦白讲，他有经济能力嘛，他可以在香港买一套房子，可以在伦敦买房子，可以在纽约买房子啊。他选择了香港这个城市品品牌，有它的方便性哈。毕竟，我隐隐约约的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你们作为本地香港人啊，你们觉得这个房价高到这样的情况，就是存在一个东西叫公道嘛，就是或者说 <laughs> 应应应该是这样嘛。所以这就回到你刚才讲的问题，说为什么大家喜欢来香港住？ 这里面其实考验的，你我觉得大家决定自己要买房子投资，或者你有能力，比如说在全球各地你都觉得你都可以住得下来的话，这时候你要很认真的想清楚，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。你别看着大家都跑去香港炒楼、北京炒楼，你也跟着去。比如说，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像在我住的那个地方，我家附近啊，现在盖了一些新楼盘，他们也说是新豪宅，咱公司有些同事去那买了。 我还耻笑他们呢，为什么他们买那个单位？所谓的豪宅其实很可怜，那个面积，但是那个价钱呢，足以在英国。我有一次看到英国的呃比较乡下点的地方，绿草如茵，都是绵羊，你知道英国那种环境，一座古堡装修好了，有地热， <laughs> 然后附近什么都没有，要开个小小小车出去五分钟，有个小市镇，喝喝啤酒。那个古堡三层楼。 然后上面那个阳台搭了一个太阳能的反应的玻璃，然后里面这个古堡里面大概有二十多个房间，它的价钱呢，和港币呢，大概是一千万左右。 <laughs> 那就在香港买一个？ <laughs> 那你这你买对方英尺的？所以问题就在这儿，就是说你你觉得你值不值？是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？假如你想要的生活是香港这种所谓的豪宅，很窄，但是问题是，他一坐电梯下楼。 就一百多家商店在这儿，嗯，然后充满了你刚才说的效率，呃，对，方便。你如果喜欢这样的城市生活，那也许你觉得值。但是，假如比如说你是在北京窝在家里头，嗯，你出门也不想出，哎呀，在这过了一种半退休式的生活话，坦白讲，我觉得还不如去投资像我刚才讲那种古堡。 <laughs> 哎呦，那那那古堡我们要去看一下， <laughs> 考察一下。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哎，佳辉有个疑问，因为我们刚说为什么来香港买房子跟住嘛哈，其实我相反方向的疑问是有的，为什么要去北京住哈？北京会不会是我的选择？我怎么会有这个疑问呢？因为每次去北京吃完饭，有时候去朋友家看看哈，他们也住在北京的豪宅啊，我觉得也蛮可怜的哈，虽然地方是大哈，相对。 比例上面比香港便宜啊，可是说完全没有那个配套。对，像我朋友住在北京一个豪宅区，他告诉我这社区贵都贵，然后我问他有超级市场吗？没有，只在路口有一家小店卖几个方便面什么。嗯有学校吗？有什么什么都没有。在香港啊，不管是公共房屋，还是说就算私人的中产。 屋屋屋村啊，嗯，都有计算过的，是说每多少人口要有多少个中学、小学、游乐场、商场哈，买东西的地方，完全有配套。在北京是没有了。你给我去北京买了一个豪宅，不管是中产的还是超级豪宅，我住在那里怎么办呐？ 我去哪里出门塞车，空气那么差，像对像现在，空气我们那个员工改造的很好了，现在是吗？现在不是老来北京，你你看不出来北京的好处吗？我这看不出我看得出人民币的好处， <laughs> 我看不到北京。好的，就是豪豪说你说这种豪宅就豪华的监狱嘛？啊，这这在城市建筑设计上他们也有这个公论，就是说呢，这个你像纽约很多大城市啊。 它不应该是这么多的围墙，但是现在我们呢，很多这个所谓豪宅外面这个围墙也堵住了道路，给外就不能街道不能相通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觉得北京的问题在哪？就我觉得如果在北京买房子，你不能买豪宅，你该买普通点的房子。为什么？大家真的喜欢来北京的理由是这个城市还是有某种气氛，比如说，首先大家都知道，全中国好像什么人都来北京了。嗯嗯。 尤其平时干我们这行的，说文化圈什么，你你反正大家都能在这聚，然后这就会有很多机会，然后有很多交流，有很多新想法，有一点有还是有一点气氛。比对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人气，人气。 <laughs> 北京现在是人气最旺，没错。但是如果你的秉性呢是不爱闻人味儿， <laughs> 不爱闻人气，那就没意思。那你没没不一定非要在这儿。这问题就在这儿，假如你是为了这个人气。 你在北京何必买一个豪宅呢？嗯，因为您刚刚家辉讲那个对，比如说我看过北京有些也有些朋友，他们是很西化的那种海归，回来北京买一个很好的一个豪宅，那那厨具用的是意大利的品牌，然后各种各样的设备用来做意大利面啊，什么设备都有。好，问题来了。 这些硬体都有了之后，嗯，材料怎么办？比如说他们喜欢做菜，还特别洋化，你知道吧？买点什么西洋的东西，自己做点西菜。嗯。但问题是，所有需要做好西菜的那些食材，那些的调味品，你北京都很难找得到。然后你找得到，可是是假的。啊，不，那个不容易讲，那个不容易讲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